唐先来，那就是冲着星星战队来的。可曹广成就不一样了。作为电竞圈的一代名妓，要不是有嘉世战队可跟，他才不屑于采访挑战赛这种小场面。所以这趟来是来了，却只跟嘉世，对于其他战队一点兴趣也无。星星有一定的话题性，曹广成也承认。可是这又能怎样？ 挑战赛里的话题性再大，也引不起多大关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迟早会被淘汰的战队，兴欣的话题又有什么延续性？曹广成乐得尝先不来和他争家世的资源，所以鼓励他好好报道兴欣。在曹广成看来，随着挑战赛结束，他这一年的苦日子总算也要熬到头了。 重返联盟的加世，就现在的阵容，也足够成为一支冠军争夺者了吧？不过说起来，据说这赛季结束，苏沐橙是肯定会离队的，这样好像会少一个全明星选手。不过新联赛既然是重返联盟，曹广成相信嘉世一定会加大投入，来洗刷这一年在挑战赛沉沦的耻辱。 有孙翔和肖时钦两位大神坐镇，嘉世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如果再请来什么大神的话，新联赛的嘉世必将充满更多的看点，制造出更多的新闻。到时他这个嘉世的随队记者自然也会风光无限。一想到这儿，这年的尴尬难熬似乎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望着那边尝鲜凑去后兴欣的一片欢声笑语，曹广成冷笑了一下。在他看来，这好像上刑场前的最后狂欢，他就不去凑这热闹了。在街道处办完采访人员的签到手续，领到媒体通行证后，曹广成就离开了。他没有逗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家世不会来。 挑战赛安排对所有战队一视同仁，嘉世也不会例外。但是嘉世作为昔日豪强来打挑战赛已经够尴尬了，实在不想和这些草根混在一起惹人耻笑，所以他们谢绝了联盟方面的安排，宁可自掏腰包另寻去处。曹广成呢，作为记者本身就不会被联盟安排，都是自行解决饮食居住的。 他自觉高人一等，所以也不屑于在这边厮混，也是住到了家世定下的酒店那边。离开联盟的安排酒店时，曹广成看到了 H 市这边派来的两个跟挑战赛的记者，站在酒店正门，一脸翘首以盼的模样。曹广成知道他们是在等什么，心下暗笑。不过路过的时候，他这名记还是被两位同事给认出来了。 连忙上来把他拦住。哎，曹记，什么时候过来的？这两人一见曹广成，连忙凑了上来。曹广成这一年没出过什么好新闻，但还不至于让这两位鄙视。会被派来采访挑战赛的，那在电竞之家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哈，刚来。曹广成笑着和两位同事招呼。闲着也没事儿。 不如先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你这名记啊！其中一名记者半开玩笑的说着：“怎么会没事啊？这不已经来了好多队伍。”曹广成朝那里的签到处指指：“这些队。”两人回头看看，脸上都不由得露出不屑的表情。显然，这些玩家草根队连他们都有些瞧不上眼。这些队有什么好问啊？哎，我问你。 嘉世战队什么时候过来啊？曹广成笑笑，这二人的心思他怎会不知啊？其实说到底也是和他一样，这两位是想借这机会傍上嘉世这资源。大家看中的不是这挑战赛里的新闻，而是嘉世在未来的话题性。可是这大好资源，曹广成哪会轻易让出？憋屈了一年的他。 连半分机会都舍不得给别人。家事，我也不清楚啊，我这找一圈了也没见着，大概还没来。啊，行了，先不聊，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曹广成挥手就要告别，两位记者却是盯到了曹广成随身的行李箱上。他们这些记者为了采访方便，当然顺势也就住到了联盟给各战队安排的酒店。 但这曹广成拎着行李箱出门，那是要住到别处吧？当记者的洞察力还是相当出色的，这两人互相一打眼色，眼见曹广成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后，连忙也冲向路边拦了辆车，就跟了上去。酒店里签到有条不紊的继续进行着，星勋诸位签完，随即领到了分给他们队伍的房间钥匙。 常先跟在左右，殷勤的要帮女士们拎包。哎，怎么，小常有把子力气啊？来，你试试我这个。包子见状，把自己的行李也交给了常先。啊常先已经抢了陈果和唐柔的。这出门在外，而且是一个多月之久，女人的行李那可远比男人要可怕的多。常先一下抢了两个女人的。 已经有点突破极限了，结果现在包子一下子又塞过来一份，顿时就石化了。众人嘻嘻哈哈的上了楼，房间都是二人一间的标准间，星星十一人最后基本就是照在家时那样分的。叶修魏琛一间，陈果唐柔一间，包子罗辑乔一帆安文逸，孙哲平是新加入的。 最后和武臣住到了一起，享受一人一间待遇的自然是和其他人完全不会有交流的莫凡。联盟安排的酒店自然离联赛不远，不过除此以外，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训练场。近乎职业化的比赛，没有训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训练场也是联盟历次挑战赛会给各大战队安排解决的。 在入住下来以后，星星联系了签到处的工作人员，问及训练场的事，果然立刻就有专人过来指引。联盟安排的训练场让叶修等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环境实在太熟悉了，这就是这酒店里的网吧呀！联盟会选这个其他各方面的条件平平的酒店为战队入住酒店的用心。 由此一下就彰显出来，大概就是看上了这酒店的配套娱乐场所，居然有网吧。酒店网吧此时已经停止了对外营业，作为了挑战赛战队专用的训练场，那里也已经做过布置安排，各战队都被明显的划分出了区域，被临时搭建出来的隔板分开。嘉世来的时候，已经有队伍在里面忙活着了。 至于是在训练还是在拿电脑做些什么别的事联盟也不会干涉。方便就挑战赛期间，各队都可以随意使用划分给他们做训练场的部分。星星战队的十一人在挑战赛队伍中算是庞大的，最终划分在了网吧最内角。陈果作为多年的资深网吧经营者，对这酒店网吧的设施和环境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参观了一番，认了个门星星诸位倒没有像别的几支战队一样迫不及待的就开始使用。长途奔波，休息恢复是很重要。转了一圈后，星星的诸位就都回房间休息了。与此同时，嘉世战队方面，来了之后就直接入住了他们定下的酒店，但是签到却还是要完成的。 联盟方面也不可能专门给他们在这边酒店设下一个签到处，所以安顿下来后，怎么也还是得往联盟安排的酒店这边走一趟的。结果，家世诸位刚从房间下到酒店大厅，立刻就被三人夹道相迎了。记者一看三人的架势，家世这边有点经验的人都意识到了，家世作为豪门强队。 那在媒体面前是没必要软骨头的，很多的时候是记者巴结着想采访他们，而不是他们塞钱求记者来报道。当然，偶尔需要媒体发出一些他们需要的声音是例外。这赛季虽然很丢脸，但是家世豪强本色可没丢过。不过想想以往参加季后赛什么的，被各大媒体围攻的架势，眼下只有三个记者。 也着实有点冷清啊。三个记者中，曹广成家事方面无疑是很熟悉的，来前也互相联系过。要不是有点别的事儿没有安排开，曹广成肯定会跟着家事的班机一同过来。随队记者嘛，其实就是这样形影不离的。那么另外两位呢？家事的目光一转。 那两人不顾曹广成那块喷火的眼神，主动上来介绍了自己，也是电竞之家的。家世这边的就是一愣。不过崔丽作为俱乐部经理，平时和媒体打交道，不像选手那样，只是单纯的采访与被采访关系。对于媒体的一些门道，他也清楚不少。一看曹广成不怎么痛快的神情，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他们内部在竞争资源啊！这样的事曹广成会郁闷，假使可不会。当下嘻嘻哈哈，也不会有意怠慢那方。曹广成那个气呀！实在没想到自己这两个同事居然会不要脸的要跟踪自己。酒店门外，这两个家伙和他前后脚下车，洋洋得意的过来和他打招呼的时候。 曹广成生吃了这两货的心情都有了，而现在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对方和家世就这样搭上话了。环是家世巅峰的时候，没准他们还真不屑于和陌生记者说话，但现在家世不是正落魄呢吗？和媒体那自然就要广结善缘，对这两位自然也不会生分。这种道理，曹广成实在太清楚了。 那两个家伙你一言我一句，跟着加时队伍一旁聊的火热，弄得曹广成在一旁像个小跟班，心下自然更火。不过曹广成跟嘉世这么多年也不是白跟的，看那两货揪着崔丽狂聊，心下就想着怎么去和什么选手扯两句。结果目光一转，却是瞥到嘉世队伍的后边，嘉世的老板陶轩。 竟然也走在了当间，曹广成这下狂喜啊！俱乐部老板那可不是随便就能采访到的对象啊！正准备上前搭个话，结果就听到那边两个家伙忽然问了崔礼一句：“一直以来都有‘星星’是叶秋所组战队的说法，但是就在刚刚，我们从联盟那边得到的最终签到确认的名单中，‘星星’战队并没有叶秋的名字。” 这个，你说什么？对方还没说完，陶轩却已听到，大步流星的就走上前去。